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十六集。林崇玉听到是林清霄找到的，越发确信，林清霄是从他手里偷走了情报。林崇玉心中升起浓浓的戾气。 表面上不显，口吻淡淡的。二弟，尹月从小身体有多么弱，你最是清楚不过了吧？他在秘境中伤了经脉，现在一运灵气就疼。你故意与我作对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是尹月的性命你也不顾了吗？云梦寒也跟着劝：“是二公子，表小姐撑不住了，这株鹤铃兰你就让给表小姐吧。” 说完后，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林青霄。这是林青霄的家事，而且素隐月是林青霄嫡亲的表妹，洛寒不好插手，于是静静等待着林青霄的决定。如果林青霄不忍让出去也无妨，反正他们知道许多竹贺铃兰的位置，不差这一指。林青霄的侧脸看着冷冷淡淡的，他肤色白，唇色也白。 一双眼睛却黑极亮极，此刻他静静站着，长发随着衣角猎猎浮动，越发像是雪中仙，冰中玉。你就让给表小姐吧，多么熟悉的话呀！林清霄不止一次觉得，活在这世间实在很没有意思。这一千年来，他听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“让”，让给林崇玉，让给素隐月。 到后来已经不再是让，而是理所应当，以至于到了现在，云梦涵都能不假思索地说出“你让给别人吧”。林清霄练功差过很多次道，若说损伤经脉，恐怕没一个人比他更熟悉。他仅是远远看着素隐月，就知道他其实没有伤到经脉。 即便真不小心岔了气，那也是灵气运行到这一段时会微微刺痛，再多的就不会有了。林青霄不知道林重玉是真的没看出来，还是装作不知。苏隐月根本没病，他只是在装病，以此争夺林重玉的注意，唤起他的怜惜罢了。林青霄觉得这些男女之情非常无聊。 素隐月和云梦寒如何为了林崇玉争风吃醋，他管不着；但是让他配合，那就太不知所谓了。云梦寒的话说完后，雪地中寂静了刹那，风声呼啸而过，林清霄的声音也淡淡响起：“先到先得，天经地义。”这就是不肯让了。林崇玉和云梦寒极为吃惊。 就连素隐月都顾不上装病弱，抬起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林清霄。啊，你竟然说先到先得？我的命不比这些规矩更重要吗？”洛寒心里高兴了，果然，即使他刚刚做好心理准备退让，实际上他还是不想让的。洛寒马上来劲了，说道：“众生平等，谁的命都重要。你要救你自己，岂不是我们也要救人呢？” 先来后到，天理昭昭。他给你是兄长恩情，他不给你才是正常。苏小姐，麻烦你下次让自己善良大度，而不是要求别人对你善良大度。林崇义生气，忍怒道：“隐月情况危急，林清霄也情况危急。”洛寒毫不示弱说：“既然你们口口声声善良仁义，那想必你们一定做得很好了。那正好。” 这株贺灵兰更应该留给林青霄了，他经脉受了重伤，急需救治，片刻都耽误不得。重伤？林青霄无奈的看了洛寒一眼，最终没有拆穿他，而是由着他胡掰。这个幼崽真的好喜欢吵架。云梦涵听到这话，身体一晃。二公子，你……林崇玉皱着眉，语气斩钉截铁：“不可能。” 他若是受伤，又怎能独自一人斩杀雪妖？哟，原来你知道雪妖是他杀的呀！洛寒语带讽刺。他替你受了五十道天雷，因为你落下绝灵深渊，经脉为此受了重创。你们几个有什么脸面站在他面前，要求他为你们让灵药？洛寒这一番话说的中山众人脸色讪讪。林清霄当日落入悬崖，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。 他们本来都以为林青霄死了，所以没有人愿意下去救他。谁能猜到林青霄竟然又活下来了呢？林重玉和云梦涵几人都接不上话，林青霄心底却被什么东西轻轻扶了一下。他意识到洛寒并非喜欢吵架，他只是为了他打抱不平。似乎这是第一次，有人站在他的角度说话。 林青霄心里最后那一根刺也消失了。林重玉这些人是死是活，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林青霄一挥袖，贺凌兰被灵气裹着脱离地面，不等灵气一散，就被装到玉盒中。众人眼睁睁看着那个玉盒被林青霄收入袖子，想阻止都来不及。林青霄收起袖子，抬手为洛寒正木离。雪地风大。 他的目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吹歪了，洛寒惊讶地扶着帽檐林青霄极淡地对他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洛寒怔怔点头，他转身走了一小截，都不敢确定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。刚才林青霄笑了，天哪！叶子楠发现这两人又不叫他就走，他暗骂了一声，赶紧跟上。 林崇玉眼睁睁看着他们三人走远，目光越发阴沉。林崇玉突然开口道：“且慢，这位姑娘到底是何人？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？”洛寒拢了拢随风飘舞的长纱，头也不回道：“没有原因，我就是不想露面。”洛寒话音刚落，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劲风，谁都没有想到林崇玉突然发起进攻。 洛寒此刻离林清宵有一段距离，他自己又没有灵力，他只感觉眼前一亮，他的木犁就被林重玉挑开了。大雪纷扬而起，寒风将白纱吹得猎猎作响，洛寒的长发忽地被风吹起，一张美到超乎想象的脸就这样陷于众人眼前，惊鸿一见。 美人如冰似雪，远隔云端。她的眼睛上还蒙着一块细长的白色纱布，看不清眼睛的模样。可是露出来的下半张脸已经足够惊艳，配上眼睛上的白纱，更有种美到极致又脆弱到极致的冲击感。见惯了美人的林崇玉都呼吸一滞。 他的脑子还没有从美色的冲击中清醒过来，身体本能就往后退了一步。他退后，一道剑光擦着他的手没入雪地中，顷刻间就变成了坚固的冰。林崇玉后退时，下意识的松开了手中的木离。此刻木离都没来得及落下，就又被一只修长白皙的手握住。 林青霄此刻的眼神冷得足以杀人，他一言不发，将木离放回洛寒头上。他即便在盛怒状态，也依然把木离带的横平竖直，中缝笔直的处于正中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叶子楠也愣住了，此刻木离重新遮住洛寒容颜，他才终于反应过来。天哪，洛寒你！ 你果然是什么大能的私生女吧？长得未免太好看了。其他人也跟着醒神儿。林崇玉活动了活动手，将上面覆盖的冰层用灵力烤化，对洛寒挑眉笑道：“姑娘长得这般美，待木离遮住，才是可惜了。”他见洛寒不说话，还调侃道：“我不过开个玩笑，姑娘不会生气了吧？”开玩笑。 洛寒也被气到了，他一字一顿，冷冰冰地说：“谁和你开玩笑？没听懂我说了什么吗？我说了我不愿意，谁要和你这个傻逼开玩笑？”洛寒气得不轻，这种霸道又自我的男主真的欠抽。这种人是不是觉得女子对别人冷淡那是冰清玉洁，对他冷淡就是欲擒故纵？林重玉莫非觉得他掀了女子的面纱？ 从此，这个女子就会对他芳心暗许，非亲不嫁。可有多远滚多远吧！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傻逼，能不能学一学什么叫尊重？林青霄直接拔了剑，双眸宛如冰水中的琉璃，冰冷中透出一股妖异来。他划剑立得到结界，微微侧脸吩咐叶子楠：“保护好他。”叶子楠拼命点头，拉着洛寒远远避开。 林青霄随后看向林重玉，剑尖笔直地指向他的长兄，这个顶替了他的身份，带给他无穷苦难，现在还要冒犯他朋友的人。拔剑吧，你要和我打？林重玉不屑地笑了一声，眼睛中也燃起火光，伸手照出佩剑。哼， <laughs> 不自量力！战局一触即发，他们两人都没有停留，一握剑就立刻进攻。 林清霄的剑是纤长又锋利的，因为太薄，光照映在上面时，甚至会直接穿过，远远看仿佛透明。而林崇玉的剑是宽阔又沉重的，剑刃红黑缠绕，剑柄上装饰着华丽的珠宝，霸气又张扬。两柄剑撞在一起的时候，身及膝盖的血全部扬起，两边的人都被强烈的灵力冲得连连后退。 苏隐月和云梦寒想要阻止灵崇玉打架，可是还不等他们喊话，就被灵气冲得跌倒在地。云梦寒还好，毕竟他本体是灵草，自愈能力极强。而素隐月就惨了，他本来就体质弱，这些年来又没有好好修炼，修为全是空架子，被灵力波冲击后气血翻涌，当即就哇的一声吐了血。 洛寒和叶子楠这边还有林清霄的结界，冲击不如对面惨，可是受灾也严重。叶子楠飞快地抖去身上的积雪，惊讶的嘴都合不上。原来他在秘境中一直没有使出全部实力。没错。洛寒拍走身上的白雪，觉得心累。我也没想到。他只知道灭世的时候，林清霄很变态。 哪能想到，大魔王一千岁的时候就已经很变态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